听不见，听不见，嗯，请看在前面好吗？来，好，半个风一起。 觉察到这个，我手啊脚这种很明显的这种知道，但是这一次很奇怪，就是心思特别的散乱。 我手动或者激情的时候，呃，我是知道的，有的时候就不免专注，嗯，我知道有的时候掉进去了，嗯，但这一次我也没有掉进去，我也不是，呃，我说不上来，就特别特别的散，但是我还是模模糊糊，有一点点我知道我在动手。 但是没有以前那么清晰，就是我搞不太清楚。就是我要是一回来，我就感觉就紧张，然后呢，我稍微放一点，它就特别特别的，就那种很轻、很薄的那种。我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就是这个，就是有点点，所以我就有点晕。啊，了解。嗯，你做一下动作给作者看一下。 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ขาปฏิบัติครั้งที่สามแล้วสองครั้งแรกชัดเจนนะ มีความรู้สึกดีๆทุกครั้งเลยค่ะแต่เที่ยวนี้มาแล้วยังไม่ได้เกิดความรู้สึกดีๆ แล้วก็ยังไม่ชัดเจน วุ่นวายมากเลยค่ะ แล้วก็หาความชัดเจนไม่เจอ อ่าพระพุทธเจ้าท่านให้ ทำความเข้าใจเรื่องความไม่เที่ยงความไม่แน่นอน เป็นกันทุกคนให้พระอาจารย์ดูนะเขาโอเคไหมให้ให้เขาเข้าใจเข้าใจธรรมะก่อนวางก่อน好先停一下嗯尊者说呃前两次来学东禅很好很清楚是吗啊那今天才第二天 啊，觉得不是很清楚，啊，想清楚是吗？ <laughs> 想清楚，知道想清楚，然后智者说，呃，其实这就是在教你，一切都是无常的。啊。 管没怎么办呢？那么叫怎么办？因为以前两次很清楚，所以你很希望这一次也很清楚。真的说是你的希望，现在变成了你的苦，变成了你的烦恼，因为你希望跟前两次一样。啊，尊者又说一切都是无常的，修行就是这样的啊，起起伏伏的。 เป็น เป็นกันทุกคนนะปฏิบัตก็เป็น บางทีก็มันวันนี้ดี บางทีก็คิดว่าพรุ่งนี้จะต้องดีแบบวันนี้นะมันเป็นความคิดความอยาก ต้องดีกว่าด้วย所以说他也这样。啊，然后他说，每个人都希望今天很好， 明天更好，那后天更更好啊！这是我们的希望，这不是事实真相。事实真相就是在你修行悟道之前，它是无常的，它是不断在变化的啊！那刚才尊者说，今天好就好，明天不好也没关系啊。这境，这境我们这开春个季，这境个开开，空气张孬嘛。 บางวันก็ฟ้าแจ่มใส บางวันก็มืดสลัว บางวันก็หนาวบางวันก็ร้อน แต่เพียงแต่ว่าไอ้ปัญญาที่เราทำให้เราเข้าใจความจริง ไม่ใช่ให้เราไปสุขไปทุกข์กับอากาศหรือว่าอารมณ์ภายภายในของเรา แต่เรามีปัญญาแค่เห็นว่าอ๋อมันเดี๋ยวก็ดี เดี๋ยวก็ไม่ดี เดี๋ยวก็สุข เดี๋ยวก็ทุกข์ เราเป็นผู้เห็นแบบนี้ถ้าเราเป็นผู้เห็นนะแต่มันจะสุขเราก็ไม่ติดสุข ถ้ามันจะทุกข์เราก็ไม่ทุกข์กับมัน 就是说，又重复一遍，说你现在的烦恼，就是因为前两次太好了，啊， <laughs> 然后你就希望它会更好，啊，那佛陀讲的一切都是无常的，不断的在变化的，所以现在是再正常不过了。然后尊者又讲到，我们的修行和我们的心情和我们的念头。 就像外面这个天气，我们第一天来报名的时候，有没有谁看到阳光明媚，把我们报名的法工晒的脸都啊都被黑了。 <laughs> 嗯，可是今天怎么样？啊，我们不可能去控制得了这个天气，让它今天不下雨不阴天。我们不可能控制得了啊，正确用词是身外的东西。

他做慢一点，再来一次，来，你再做一做。你再做。等一下，放轻松，重来，先放松，然后再做。你有点紧啊。很สบายสบาย，ไม่ต้องรีบ，เร่งเร่ทีละ笑一下好吗？怎么样？清楚吗？ 啊，清清楚楚。ให้รู้รู้ที่ปัจจุบันอดีตข้างหัวมันอนาคต 只是被สนใจ，แค่สนใจแค่ปัจจุบันก็พอเนาะ。มีความสุขในปัจจุบัน很清楚的两次已经过去了。我们讲一切都是在生灭的，它已经结束了，它已经灭掉了。现在是一个重生的你，快乐的微笑的你好吗？啊，重来。如果还在执着过去很好，现今天不好。 <laughs> 这不是我们要修的东西啊，它不是永恒的，好吗？啊。ความจริงอาจจะเป็นสิ่งที่เราไม่ชอบแต่เราก็ต้องยอมรับมัน。不管当下是清楚的还是不清楚的，我们都一律不理他，放轻松啊，微笑的活在当下的动作上。今天你刚刚生出来，真的是好，重来，OK。 是之前在那个呃家里自修工作场啊看了视频呃呃这次来主要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说呃想就是说有当面的指导就是看动作因为就是担心就是说呃方向走错或者太或者太专注就是说可能就是说方向有问题。来请。嗯好，坐坐。 多久了？一个人在家练多久了？呃，断断续续一年吧。嗯，然后呃，就是说你打过前期？前期两次就，这嗯，已经打过了两两次前对自己对在家打啊对。 <laughs> 但是你就是说没有这么长时间，可能就一一天六个小时或者没不到十小时，肯定不到十小时。 ที่หลวงบอกว่าเคยเข้าค้อนมาเคย เข้าอะไร เข้าเองในบ้านครั้งละเจ็ดวันสองครั้ง ปฏิบัติเองปีหนึ่งแล้ว ให้พระอาจารย์ดูว่าโอเคไหมสบายตัวนี้นิดหนึ่งเนาะผัอนคลายลงนิดหนึ่ง你继续做你一边做一边听我说有点有气氛有点紧张可能和平时有点有点不一样紧张是正常的嗯 所以说一边做一边放松，你没放松，放松。吸，吸。啊，再呼吸，放松。没没听，吸，吸。放松。或者说，笑一下看看。哈哈哈哈哈，放松。 微บแล้วก็มีปัญหาอื่นไหมเขาให้เขาให้ดูว่าที่เขาทำถูกไหมแล้วก็พระอาจารย์ได้สังเกตเขาโอเค 现在比刚刚好一点，刚刚有点紧，然后在家里有这么轻松吗？要比这轻松，嗯。 <laughs> 现在因为上来特别紧张。啊，好的，嗯，你说一下你呃怎么样？你用功后怎么样？用功后，呃，拿着麦克风给大家听一听。功后就是。 感觉呃呃，就是说，我觉得我进行的时候，好像感觉比手部动作更容易从念头当中一次次回来，就是妄念当中一次次回来，就发现自己呃有妄念，就是说回来，然后反反反复复，就是他手部动作的时候，好像稍微会稍微没这个效果这么好，就是呃还有有呃进行有一次感觉比较好的，就是说呃就是说有一段有一段时有一段时间会。 完全感觉到完全没有，呃，就是说妄念，然后感觉头顶很清凉，这是不是就是说方向对了，还是也也是一种错觉或者不呃不正常的反反应？清醒的时候，就是说有一次进行的时候，呃有几次进行的时候，就是说觉得没有任何念头，感觉不到任何念头，就是前前面有念头，但不断拉回来之后，后面没了，然后就是头顶很清凉感觉。 就是说有点像薄荷的感觉，是不是这方向对？了？就是人是轻飘飘的。没清楚，就是说呃，就是动作很清楚。嗯，进入到一种状态。啊对对。跟我们现在这样聊天一样吗？呃，这不一样，这边是很紧张的，就是说，但是当时好像就是说，就知道动作，然后就知道头顶很凉。哎，重来，进入到另一种状态里是吗？像我们现在聊天这么清楚吗？ 清楚很清楚，动作很猛，那时候动作很清楚。ปฏิบัติที่บ้านเดินจงกรมดีกว่ายกมือ แล้วก็เดินจงกรมเคยเป็นหลายครั้ง เหมือนบนหัวทายาหมงแล้ว สบายดี่เขาเลยถามเขาว่า ไปโลกหนึ่งใช่ไหมเขาบอกว่าเหมือนไปโลกหนึ่งแล้วที่ผมถามว่าชัดเจนเหมือนตอนนี้ไหมเขาบอกชัดชัด 管到你才，假如管到你，比现在还清楚，是吗？是吗？那时候，比我们现在这样聊天还清楚。呃，呃，清楚就是说，那时候就是动作很清楚，但是没有没有念头，就是。啊，ไม่มีที่จริงเนาะยังจะไปยังไปอยู่กับตรงนั้นที่จริงตอนที่พูดไมโครโฟนเมื่อกี้เราสบายสบาย ธรรมดา，ธรรมดา，让做自然的那了，让放自然的那了。那就是说，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看见自己的多吗？看见自己，呃，因为就是说，过了长期之后，因为经常加班什么，就是说，就是有一段时间没有没有坚持，就是说，我觉得，呃。 总的来说，就是还还是有，就是说，就是对方法疑问还是比较多。就是说，觉得还是就是嗯，就是说平时看到自己，我觉得并不多。就是说并不多。呃，我都不知道看到自己这个什么，就还没达到这个 <laughs> 这个境界。没没没达到这个明白这个东西的这个境界。就是说，只是说有时候觉得一次次从念头当中回来，会进入有一段时间没念头的。 智者的意思就是平常生活中能看见自己的念头吗？啊，不多，不多。你的意思只有在就是说呃练就是说练习的时候，不多的意思是看见的比较少，被骗的比较多。啊，被骗比较多，就是说在练习以外被骗的比较多。他讲，他讲，他讲，他讲，他讲，他讲，他讲，他讲，他讲，他讲，他 ก็เป็นกันทุกคนใช่ไหม呃说是大家都这样，是不是大家都这样？ก็เป็นกันทุกคนนั่นแหละธรรมดาเนาะแต่ครนี้ พอเรามาปฏิบัติมากๆคณิสติจะทำให้เรารู้ทันความคิดโดนหลอกได้คล้ายๆ มันก็ยังโดนหลอกนั่นแหละแต่เพียงแต่ว่าไม่โดนหลอกนาน ไม่โดนหลอกมากเหมือนแต่ก่อนเนาะอ่าจนจะ说 我我我告诉尊者，我说是看见的比较少，被骗的比较多。啊，他说已经很棒了，你还知道你被骗的比较多，只要知道就好。然后真的是慢慢的用功下去的话，会被骗的越来越少，知道的看见的越来越多。我只我是主要是担心就是用功的方法吧，啊。 แต่นี้วิธีปฏิบัติของเขาพอโอเคไหมก็ที่จริงก็เราเริ่มทำแบบนี้นะนะอย่าเพิ่งไปสนใจความคิดอะไรนะให้มาสนใจการเคลื่อนไหวก่อนแล้วความคิดเกิดขึ้นก็แค่รู้ว่ามันคิดแล้วก็กลับมารู้การเคลื่อนไหวไปก่อนอ嗯，那个说话的速度有一点点快，嗯，是因为有点紧张，日常生活当中也是这样，也是比较快快快。 <laughs> 就是说：“看到的就没那么快啊。”那就是说：“来衡量是否进步的标准是啊，用功照样在用功，但是当你回到日常生活当中的时候，你能够看见自己的越来越多，就说明你用上功了啊。” 但是刚才尊姐讲看不见的时候也没关系，知道就好。我这么多就是刚关关键日常生活当中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是敬语的，然后日常生活当中是有人要跟我说话，那我也要跟他说话，就是说呃有时是难免的，就是说就是这种情况，好像很难做到看见自己，就是这个情况怎么办？嗯，当你老被外家 OK าเป็นพอดูตัวเองได้ แต่พอกลับบ้านแล้วเราต้องพูดกับคนนี้คนนั้นตลอดเลย ในเวลานั้นรู้สึกแทบจะมองตัวเองไม่เห็นเลยค่ะอย่าเพิ่งไปที่บ้าน คือให้เราพัฒนาตรงนี้ก่อน เหมือนกับนักกีฬา ตอนนี้เป็นเวลาซ้อมพอออกไปจริงไอ้ที่ซ้อมมันเอาไปใช้ได้จริง อืม就是说你现在是残疾的第几天第二天第二天 嗯，你问的问题是什么时候的问题？第八天的问题。啊，活在当下，啊，把当下做好，未来会更好。随着这个觉知力的不断增长，你在生活中看见自己的次数和速度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快。这个有在于你的功夫，现在每天在用功的功。夫。 ไม่ต้องกังวลเนาะเดี๋ยวเดี๋ยวตอนทำงานเดี๋ยวสติจะจะพาเรารู้สึกเองรู้ทันความคิดรู้ทัน นั่นนี่มันมันจะรู้ของมันเองเนาะ活在现在当下好好用功一定会很好的啊好吗嗯忘了鞋子我是当下 孙哲好，李老师好，嗯，我是第一次参加动中禅，嗯，昨天的感觉就是完全是在做动作，嗯，今天就是在做的过程中发现停留的时候注意力一集中头脑很清楚，就是划过那种就有点模糊，嗯，嗯，我想问一下，就是说。 注意力跟觉知力，他们之间，我不知道这个区别在哪里。嗯。然后脚的动作还没有感觉，就是手在停留的时候会有很清楚的感觉。嗯。嗯，ชัดเฉพาะตอนหยุดระหว่างสองเท้าเวชชัดนะเฉพาะเวลานี้เวลาขึ้นไม่ชัดแล้วก็เดินจมูกก็ไม่ชัด ไม่ไม่เป็นไรคือเราไม่ใช่ว่าจะเอาชัดสม่ำเสมอทุกครั้งไป ชัดเราก็รู้ว่าชัดไม่ชัดเราก็รู้ว่าไม่ชัดรู้แบบที่มันเป็นอย่าไปไม่ใช่อยากรู้อยากไม่ใช่อยากให้รู้อย่างที่เราอยากให้เป็นเนาะ大家都仔细听这个问题啊，作者的回答是：想清楚，你想清楚是吗不是想清楚，就是手在这儿停留的时候就感觉很，就是啊，就是清。楚 不对，你再想想。不模糊。你想让他清楚是吗？我没有，就是到这儿的时候，他自然清楚嘛，没有显。有有他， <laughs> 问，你，他，后猜，你不上钩，所以他猜，说就他猜，他猜，他猜，他猜，他猜，他猜，他清楚也好，不清楚也好。他 都好，啊、只要做就好。ก็รู้แล้วก็ทำต่อไปเรื่อยๆใช่ไหมคะใช่บางทีมันก็รู้กาย บางทีก็รู้ทันความคิด เราพัฒนาตัวรู้ให้มันมากๆต่อไปตัวรู้มันจะพัฒนาแล้วไปรู้ทันจิตใจหรือทันความคิดไอ้ตอนนั้นคือขั้นที่จะทำให้เรา เรียกว่าเรียกว่าเป็นนายเหนือความคิด ซึ่งเราต้องพัฒนาจากการรู้แบบนี้ไปด้วยกัน就是说，呃，今天、昨天，呃，你昨天来的，对哎，来，มามามาช้าสุมาเมื่อวานตอนเช้า啊啊才两天啊还是个新学生最新的学生慢慢来不要急嗯呃你做一下动作给尊者看一下 คุณนะถ้าถ้าสังเกตหลายหลายคนบางทีการวางวางท่าทางวางหน้าวางตามันมันจดจ้องอะไรกันไปเราทำสบายๆนะ刚才眼睛是往下看的，就是说有可能是不想看他们，嗯，但是在用功的时候，眼睛尽量自然的往前看，啊、然后整个人再放轻松一点， 再放轻松一点，就是说，所有人现在的问题都是太紧，都希望自己能够很清楚的活在当下啊。但是，呃，一定要在轻松的前提下才对。再来一次，眼睛。如果眼睛啊，他说像玩一样，如果眼睛一开始就盯着下面，然后马上让自己进入一种。 很紧张的状态的话，这个就错了，走错路了啊！放松， <coughs> 像玩儿一样。坐起来，坐身体的后背，再放松。 动一次，知道一次。这里有十四个知道。 <coughs> 再放松。 <coughs> 眼睛，眼睛直了，嗯没有 r 定呢。 ที่วัดที่ท่านเวรางอะที่ท่านมรณภาพมีสามองค์ใช่ไหมองค์หนึ่งจริงจังเคร่งเครียดอีกองค์หนึ่งหย่อนย่อนท่านเวรางพอดีพอดีใครเคยเห็นบ้างอ่า这就问在座的各位有没有谁去过广东的南华寺？就是六祖慧能大师的真身在那里啊。 我们在南华寺有没有看到有三位肉身坐在那里？那没关系，我讲给大家听。其中一位，嗯，我记不住是寒山大师还是啊寒山。寒山。山大师和什丹田大师对，呃，记不清楚是哪一位了。其中一位，哎。 一位是这样直的，非常直，后背像木板一样直。啊。然后另一位呢，另一位呢是这样弯的，这个头都低下去了啊。只有只有六祖慧能大师在中间，是很自然的、很轻松的坐在那里。那尊者说，孙哲去过两三次了。有没来过？他说。 已经帮我们表法表得清清楚楚，太紧不对，太松也不对，一定要一个最最自然轻松的一个状态才对。以后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啊，听说还软软的。但 coni，ท่านเวีางท่านก็ทำพอดีก็ใช่แต่ท่านเป็นศพมันกระดุกระดิกไม่ได้แต่เราเป็นคนธรรมดา ไม่ใช่ว่าจะอยู่ท่าเดียวบล็อกคอบล็อกหน้า บางทีก็เปลี่ยนอะไรบ้างก็ได้ คือการวางกายคลายวางใจกลางๆไม่ใช่ว่าจะต้องพอดีแล้วก็จะบล็อกตัวเองให้พอดีตลอดไม่เดี๋ยวซ้ายแลขวาไม่ก้มไม่เงยไม่ใช่เนาะทำธรรมชาิ还是要自己处于一个很舒服的状态。那突然觉得自己变得呃很造作、很僵硬或者很奇怪的时候，要马上 放松一下，啊，敲敲自己，按摩一下头啊，什么都可以，让自己整个人放轻松下来。那修行呢，是越修越轻松，越修越自在才对，啊，好吗？嗯，拿起来啊，你好，师傅，拿起来， <laughs> 来。嗯，是这样啊。 过去呢，我总是想着，嗯，不想看的可以不看，不想听的可以不听，不想说的可以不说。可是不想想的没有办法不想。但是现在我找到了这个方法，可以让我不去想，这个方法非常好。嗯，我就想，是不是在我做动作的时候，在练功的时候，就是最好是什么念头也不要有，是这样吗？ <laughs> เขาบอกว่าในในชีวิตเขาเนี่ยเขาคิดว่าสิ่งที่ไม่อยากคิดเนี่ยสิ่งที่ไม่อยากเห็น เขาก็จะไม่ไปไม่ไปดู สิ่งที่ไม่อยากพูดเขาก็จะไม่พูด แต่ว่าสิ่งที่ไม่อยากคิดเนี่ยมันไม่เคยทำได้เลย ตอนนี้เขาได้วิธีที่ที่ไม่คิดแล้วอตอนนี้เขาเห็นมีเป้าเป้าหมายของเขาไม่รู้ว่าถูกหรือเปล่าก็คือไม่คิดอะไรเลยเดี๋ยวอย่าไปห้ามมัน มันจะคิดก็คิดแต่คิดแล้วเราไม่ไปสนใจมัน อันนี้คือสิ่งที่เราทำได้ มันคิดเรื่องของมันแต่การสนใจเนี่ยเป็นสิ่งที่ที่ที่เราฝึกคือตรงนี้ก็ฝึกว่าไม่เอาใจอันนี้ไปอยู่กับความคิดให้ใจให้อยู่ปกติ หรือว่าไปอยู่แล้วก็ออกมา ไม่ใช่ฝึกว่าไม่ให้มันคิดไม่ไม่คิดนะ มันจะคิดก็เรื่องของมัน แต่เพียงแค่เราอยู่กับตรงนี้ของมัน只能说，ไ一念头都没有， 那是阿罗汉的境界。嗯，但是呃，尊者说一样会有念头，一样想要帮助别人，想要去度众生。那么您现在需要做的，是啊，念头来了知道，念头走了也知道，念头又来了又知道，念头又走了又知道，只是知道就好了。 您现在需要做的是这个，因为刚刚记者讲了，自然的现象和正常的现象就是你肯定会有念头，不可能没有念头。有念头。对。就是一但是他来了你知道，我知道。他走了你知道，然后他来了你没有去喜欢不喜欢，他走了你也没有去遗憾，嗯，任他自由的生，自由的命。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可是我就是有的时候是好的念头，可能我就不去让他走，就随便了。 <laughs> 有时候想，哎呦，我试试这个东西。我找到不好的念头，我苦的不好的，想一想看看，我用这个方法能不能赶走他。 <laughs> 我试了一下，确实是可以赶走他的。 เขาเขาบางทียกมือเนี่ยระหว่างยกมือมีเรื่องดีๆมาก็โอเคช่างมันมาแล้วแล้วเขาก็ลองคิดเอาเรื่องที่ไม่ดีมาคิดดูว่า คิดขึ้นมาเสร็จแล้ว ไล่ไล่มันไปได้ไหมก็อืมไล่ไปได้นี่พยายามไล่ถีบไปได้นี่เขาใช้คำว่าแบบนี้หาวพวกหาวไม่เอาทั้งนั้นไม่เอา <laughs> 你懂吗？尊者说，好的、不好的都不要。嗯。哦，他解、解、解，他不要，不要去 yung 他。他解，知道他想的，知道他想的，知道他想的。嗯。尊者说，东禅的好多位长老都会开始讲一句话，就是说，好的都不要了，更不要说不好的。啊。 那么尊者说，嗯，您刚才有点像在跟他们玩儿，嗯，咱不跟他玩儿，他不好玩儿，你也玩不过他，所以现在就是做一个旁观者在看，来了不理他，走了也不理他，又来了还是不理他，明白了，明白了，你玩不过他。คือคืออย่างเนาะทางตาก็ดีทางหูือว่าทางใจก็ดี เราห้ามไม่ได้หรอกเหมือนคุณจะบอกว่าคุณไม่อยากเห็นสิ่งที่ไม่เห็นไม่มีทางหรอกไปในเมืองไปเห็นสมมติเป็นคนตีกัน ไปได้ยินเสียงคนทะเลาะกัน เราห้ามไม่ได้ใช่ไหมแต่เพียงแต่ว่าไอ้สิ่งที่เราพอจะฝึกได้คือเราฝึกให้ใจเราอย่าไปวุ่นวายกับเขาอย่าไปวุ่นวายกับสิ่งภายนอกหรือไม่แต่ความคิดก็เหมือนกัน ฝึกให้ใจไม่ไปเกือกครัวกับความคิดนั้น ให้กลับมารู้ตัวนะ

马上就会起作用，啊，这是正常的现象。那我们修行，就是说，不是我们把眼、耳、鼻、舌、身全部都关起来，全部拿一块布罩起来，啊，我们用功不是这样的，而是他来了，我们里边，我们心里知道，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 如何看好自己的心？我们完全不能去改变外面的任何一个色声香味触，就是我们看过去的这些东西，完全改变不了。所以我们能轻松的看好的，就是我们里边的这个心。你不接受它，你不理它，让它自由的来，自由的去，它就不会影响到你。 还有我在行经的时候就不行，就是在外面就是就是在外面走的时候，那个我就觉得没有这个做手部动作这么明显有用，就是在外面走怎么也找不着感觉，嗯，总是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效果。 ก็ไมเดินเราก็ไม่รู้ตัวว่าเดินนะอืมไม่ค่อยรู้ก็ไม่เป็นไรเนาะก็รู้บ้าง ไม่รู้บ้าง ไม่เป็นไรพยายามฝึกไปเพราะว่าที่จริง เราจะชอบวิธีไหน เราก็ไม่สามารถทำวิธีเดียวได้หรอกก็ต้องฝึกให้หมดทุกท่าแหละ所以说，其实手部动作跟进行应该是一样的，它是一个东西，因为我们只有一颗心。嗯。 它应该是一个，那么可能您还需要点时间，慢慢来，不要急。还有尊者说，回到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可能一动不动坐在那里，每天用手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肯定要站起来走的，肯定要站起来走的。所以你那时候一定要觉知每一个当下，才对。嗯。 可能是脚的动作走的太多了。嗯，您的部分刚才尊者还有讲到，很重要的是不要啊期望每一个动作都是清楚的，嗯，清楚也好，不清楚也好，好吗？好的。嗯，谢谢。 <laughs> 做一个旁观者，嗯，任他来，任他去。 啊，我这点我很明白了，恍然大悟， <laughs> 谢谢谢谢，那我做一个动作，你看对不对？ ท่านะเราจะเดินไปดูเองสบายไปธรรมชาติก่อนไม่ดูข้างหน้าเนี่ยมันจริงจังเกินไป เดี๋ยวเดี๋ยวรอบหลังๆเดี๋ยวจะค่อยๆเดินไปดูตคนนั้นตคนนี้没问题现在看没问题听听现在看没问题嗯就是有点紧张尊者说很正常因为一到这里每个人都紧张嗯重点不在动作的对错 重点在于是否能够放松，能够成为一个旁观者，看到自己在活在当下。听懂吗？听懂了。谢谢。嗯，我的问题是，就是在做那个手部动作的时候，感觉时间过得特别慢，然后现在时间过得特别快。 小餐的时候，嗯，现就是现在这个小餐的这个阶段，时间过得特别快。然后经行的时间过得中中等快， <laughs> 就是做手部动作的时候时间特别慢，感觉好像都过了五十分钟了，一看才十五分钟。 <laughs> 而且浑身上下都疼，除了除了做动作的手不疼以外，其他感觉都挺疼的。希望过得快点，是吗？ 嗯，对，希望过得快，但是我又强迫自己不看闹钟，因为一看闹钟又一看时间又那么慢，又很失望。嗯， <laughs> 你希望他过得快是吗？嗯，对，应该算是。好好结束。เวลายุมือยุไปเอ่ว่าห้าสิบนาทีแล้วพอดูนาฬิกาสิบห้านาทีเดินจงกรม ปานกลางปานกลาง ผ่านได้กับปานกลางปานกลาง แล้วทำไมสอบลงไม่เห็นถามอะไรเลย46นาทีผ่านไปแล้วทำไมเร็วเร็วดิฉันก็เลยถามเขา อยากให้ผ่านเร็วๆเวลายกมือใช่ไหมเขาบอกใช่ปวดแขนปวดหลังมีแต่แค่มือไม่ปวดแต่นี้ ปวดไปทั้งตัวเลยปวดหัว ปวดไปหมดค่ะแล้วก็อยากให้เร็วๆ ตอนเล่นเกม ตอนดูหนัง ก็เร็วๆนะเวลา ใช่ไหม ตอนเล่นเกม ตอนดูหนัง ตอนทำอะไรสิ่งที่เราชอบ มันก็รู้สึกว่าเร็ว在家看电视吗？玩游戏吗？玩。过得快不快？玩。นะคืออย่าไปเอามาตรฐานใจเราอะใจมัน อะไรที่มันชอบเราก็รู้สึกเร็ว หรือว่ารู้สึกรู้สึกรู้สึกน้อยซ้ำ มีเงินล้านหนึ่งรู้สึกน้อย บางทีนะใช่ไหม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รารู้สึกว่ามันยังไม่พอบางคนมีแค่แสนหนึ่งเขารู้สึกพอก็มี อันนี้ความรู้สึกมันไม่เหมือนกัน电视看了多少年了？游戏玩了多少年了？快乐吗？那是真正的快乐，你找到了 虽然说他确定你还没找到，不然你不会来这儿。แต่ครนี้ที่เราฝึกไงเราอารมณ์ที่เราจะเจอไม่ใช่จะเจอแต่ด้านดีหรือด้านที่เราชอบอย่างเดียวหรอกบางครั้งเราก็เจอดี บางครั้งก็เจอไม่ดี แต่ครนี้เราจะฝึกเพื่อให้อยู่กับมันได้ทั้งสองแบบ จะชอบไม่ชอบ จะสุขหรือว่าทุกข์เราก็จะอยู่กับมันให้ได้ เพราะว่าชีวิตเราเลือกไม่ได้เนาะวันหนึ่งคุณว่าตอนนี้คุณเจ็บมากเมื่อถ้าเป็นมะเร็ง ปวดทั้งตัวเจ็บทั้งตัวใช่ไหมหรือตอนวันสุดท้ายที่เราจะตายเนี่ย มันจะทุกข์ทรมานตัวนี้ ถ้าเราไม่ฝึกก่อนเนี่ยตอนที่เราไปเจอความปวดมากๆ ความเจ็บมากๆ เราจะไม่มีที่อยู่เลยฉะนั้นเราก็ต้องฝึกที่จะอยู่กับความเจ็บปวดในตอนนี้แม้อาจไม่ชอบบ้างนะ甚至说，因为你很想让他过得快一点，所以他才慢啊。所以我跟知道说，后来你也不太往时间。 有时候就不用看啊，时间也是一个虚幻的东西啊。那么能够跟自己在一起的才是最棒的啊。那还有在用功的过程中，可能有喜欢的跟不喜欢的，那可能在家里看电视会比较喜欢，可能在这儿做这个手部动作很枯燥很乏味，就不是很喜欢，所以他就慢。 阿尊者也说，喜欢还是不喜欢，都是生灭的，都是无常的，啊，只是轻松的知道他就好了，跟自己的当下在一起。嗯，就是我想问一些就是比较实际的问题，就是因为他那个难受时间过得长，主要是因为除了手以外，其他地方都疼。 嗯，嗯，就是做动作的时候一点都不疼，就是也能感觉得到。嗯，但是我觉得那个疼比那个手的那个感觉还要更强烈，尤其是腿啊，还有屁股，还有还有那个腰这一块。哦，嗯，จริงที่ไม่ชอบนั่งเนี่ยเพราะว่าปวดทั้งหลังทั้งขาทั้งก้นทั้งอะไรไม่มีตรงไหนไม่ปวดเลยคือยกมือก็ทำแต่มันสู้ความปวดไม่ได้ ก็ฝึกมาหลายปีก็ยังปวดเหมือนกันเนาะก็ยังเจ็บเหมือนกันแต่พียงแตว่าปวดเจ็บแล้วก็เปลี่ยนเอาเนาะอย่าไปฝืนมันทั้งหมดอ่ักก็เปลี่ยนเอาเปลี่ยนเอาแล้วก็พอถึงเข้าไปเดินแล้วค่อยออกไปเดินนะ那个，嗯，尊者说，明天，明天我们第三天会换时间表。明天，从明天开始，我们上午、下午两个时段 会有自由用功的时间。那么作者说，在这个阶段，你就可以，比如说你坐着很酸很痛的时候，你就可以站起来，就不要一直在那里忍着。啊，那我们在禅堂用功是练心，不是练腿肢。那为什么前两天要大家统一动作呢？是因为我们在世俗中生活中，这个心啊，像万马奔腾一样。 前两天给大家说一说。那平常我们在泰国用功的，都是跟明天的时间表是一样的。一个时段下来，八点到十一点，基本上是自己用功。那么你就不一定要一定坐在那里。还有刚才郑总也说，为什么会痛？平常在家没有坐这么久，一定会痛。那这个疼痛、酸痛跟昏沉、想睡觉是一样的，一般它是有阶段的。 有的人一天两天，你试一试，两三天之后他不痛了，昏沉也不昏沉了，然后他会自己消失的，非常的神奇。然后等到呃第五天、第六天或者第七天快回家的时候，又来了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啊，它是不断在变化。 <laughs> 他被问ธรรมดา，他他也痛，他已经做了十多年了，也痛，但是也是不断在变化。我看孙子就是表情特别自然，不像我那么狰狞，我以为都很舒服。嗯，有时候痛，有时候舒服。刚才孙子说有一个人不痛。嗯。那个。 录像里面的甘鹏老师。哦。对，我也经常想他。没知觉。哦。残疾。嗯。他是不断在变化。那我就放心了。哎，不断在变化的，有痛就有不痛，有不痛就还会有痛。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在进行的时候，这个问题挺苦恼的，就是我感觉没有什么念头。 就是真的一个念头都没有，但是会突然没来由的脑子里会唱歌。 <laughs> 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为什么，这是有念头吗还是为什么？这两天哎，就是没听歌，就是就是很多年以前也从来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的一首歌。歌 Q 对，先包括你今天、昨天会吗？呃这两天好像就惊醒的时候都会有的。 那个很喜欢这个大山，这个很舒服，是吗？嗯。啊。เดินจงกรมชอบภูเขานี้ แล้ว เดินไปสบายไม่มีความคิด แล้วมันร้องเพลงอะค่ะเพลงมา มาตั้งแต่เมื่อวานตอนบ่ายเพลงนั้นมันเก่ามากแล้วค่ะน่าจะนานมากแล้ว จนป่านนี้ยังร้องอยู่ค่ะอืมก็จิตมันร้องของมันเนาะอย่าไปตอน 也别打断，让它断。呃，唱歌好过流眼泪吧？ <laughs> 说明心情很轻松啊！不理他，他就不唱了。还有可能不理他的时候，又换另一首歌呀。嗯嗯嗯。 <laughs> 那，就是我们哈它没得，但是我们你会发现你完全控制不了他所以我们不跟着他就好了。 我们做一个旁观者在看，哦，他很开心。好，不理他。啊，当活在你的当下，活在一步一步的当下就好了。没没没没 l o n ตลอด了，哈哈一没 long 一切都是在变化。泰文的这个唱歌，呃，跟流眼泪是差一个字。 啊，所以他说有可能唱歌又变成流眼泪了。他是无常的，他会变化的，好吗？不理他。那发呆是不是也没有念头？就是我有时候我就想发发呆的时候，好像跟我没念头的时候感觉也是差不多。你坐在这儿常常发呆吗？不是，就是不是在练功的时候，是在别的时候。为什么要问没有念头呢？

啊，刚才那位师兄师姐上来，你没听，没仔细听。啊，那真的好，真的说，用功不是要没有念头，用功是要没有苦。没有苦怎么能做到？你的觉知力要够快，速度要够快。当你的念头升起的时候，你能够看到它，不理它，回到当下你该做的事情上，它就自生自灭了。 你就不苦。但是我们都做不到，我们都是他来了就跟着他跑了，被骗。พระพุทธเจ้าท่านก็มีความคิด ถ้าท่านไม่มีความคิด ท่านก็ไม่มีคำพูดเพราะความคิดก็ต้องใช้ศัพท์ใช้สมมุติเนี่ยนะมีความรู้สึกความรักมีความเมตตามีความสงสารแต่เพียงแต่ว่ามีแล้วไม่ไปทุกข์กับสิ่งที่มีโพ佛ท弘法 四十多年，如果佛陀没有弘法的那个念头，佛陀早就一开悟就涅槃了。但是他老人家弘法四十多年，但是到最后他讲他一字没说，你明白这个道理吗？他在做，但是他没有执着，一切都放下，该做的还是要做，但是放下的非常快。 วมักเดี๋นิดนึงความคิดที่ที่มันมักทำให้เราทุกข์หรือทำให้เราคือความคิดที่ไม่ตั้งใจที่พระอาจารย์หลวงพ่อทรงเทียนบอกว่า เป็นความรักคิดคิดแบบไม่ตั้งใจอันเนี้ยเรารู้ทันแต่เนี้ยแล้วก็ละตรงนี้那尊者说，我们故意在想的一些事情的话，我们能够看见自己。但是最可怕的，尊者也用词，一是可怕，二也是很好玩的，就是我们一些 会偷偷摸摸跑出来的念头，你没想要去想这件事情，这个人或者这个这个这个啊，他自己就跑出来了。这个是又可怕又好玩的，不能理他啊！你跟着他走就被骗。谢谢。好，几个人？七个？还有七个？嗯，我们就再来一位，然后。 嗯，等一下六点半上来，我们再给大家半小时时间，好吗？嗯，好，来。呃，我想请教曾者，呃，我昨天是第一天修习这个长法，呃，我记不太清楚是昨天下午还是昨天晚上。 我觉得应该是晚上的时候，那个，呃，就是在做手部动作的时候，呃，之前呢很紧张，然后，呃，尊者这个，呃，开始我们要我们这个就是放松，然后微笑，一开始这个微笑呢是潜意识当中的，勉强自己的，嗯，但是做出来了，嗯，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呢，呃。 真的心底升起了一股好欢喜。昨天晚上。啊，对，昨天晚上。而且当时自己有了一个念头，察觉到这种欢喜。这个念头是得到欢喜之后，这个这个感觉自己欢喜了，这是第一个念头。紧跟着说，这种念头要是能保持下去多好啊！这是第二个念头。第三个念头，我要是能一直这样下去，太好了。 然后这样子就就是经历了呃这么一段时间，最后可能是结束了。呃，后来又一个那个，挺可惜的。今天时间要再长一点就好了。嗯，就是说，我想请问，这种状态如果处在这种状态下，呃，是不是这个用功的时间越长越好？我 <laughs> 晚，给您。 อาจารย์บอกให้ผ่อนคลายบอกให้ยิ้ม ทีนี้ตอนกลางวันก็ยิ้มนั่นคือพยายามยิ้ม แต่เมื่อวันตอนกลางคืนตอนเย็นตอนปฏิบัติชั่วโมงขึ้นนั้น อยู่ๆรู้สึก มันยิ้มทั้งตัวเลยค่ะยิ้มทั้งกาย ทั้งใจเขาบอกทุกเซลล์ของเขามันเริ่มยิ้มหมดนะคะแล้วเขารู้สึกดีมาก ทีนี้เขาก็มองเห็นตัวเองว่า มันเริ่มยิ้มทั้งตัวนี่คือหนึ่งสองอย่าให้ เป็นอย่างนี้นานๆอันนี้คือสองอสามเมื่ออยากให้เป็นอย่างนี้นานๆมันไม่เป็นแล้ว มันเลิกแล้ว 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ขาตีตึ้งให้กลับห้องแล้ว มันหายแล้วรู้สึกเสียดายสามค่ะเนาะอันแรก อันแรกมันเกิดเอง 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รามีสติ อันที่สองมันคือตัณหา คือสิ่งที่ไม่ไม่ควรคือควรที่จะละมันไอความอยากให้มันอยู่นานๆอันที่สามก็เป็นธรรมดา มันอยู่ไม่เที่ยงของมันเนาะอันแรกเนี่ย 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ราปฏิบัติไปเรื่อยมันก็มีสติมันก็เกิดปิติขึ้นมาเนาะก็ธรรมดา แต่อันที่สองเนี่ย คือการที่เราเข้าไปปรุงมันนอันที่สามนี่ก็เป็นธรรมดาของมันเนาะมันไม่เที่ยงอ่าคือ说嗯 你这个我们叫法喜啊，是很多人有的人修很久都修不出来的啊，很棒，很用功很认真，那第一天就生了法喜，非常好啊。尊者说，呃，这个法喜生出来了是自然的，是正常的啊，他是很自然的、很正常的，说明很用功啊。 那么第二个，希望保持的时间长，一直都这样下去，就是说，这个是你的欲望，你在贪你的这个好的境界啊。那么接下来结束了啊，结束了，回去了是吧？嗯，用功结束了，没了啊。呵，持人说，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他会来，他一定会去。有生一定有灭，一切都是无常的。那说不定明天后天又来了，哎，然后又走了，都不要去执着它，只是轻松的知道就好了。嗯。 那平时在用功的过程当中，呃，如果身体也会感觉到不，呃，感觉不到这个不适，可能以前打坐啊、双盘没觉得腰痛、腿疼这些的，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时间放得更长一些更好？没听懂。就是呃，就是不会感觉到身体有什么不适，嗯，啊。 然后呢，就是就是说身体条件允许，可不可以用功的时间越长越好？啊，เขาบอกเขาไม่ปวดแขนปวดขาปวดหลัง แล้วเขาก็เกิดปิติอย่างนี้อย่างนี้เขาก็นั่งถึงนั่งนานกว่านี้หน่อยเราทุ่งทึ่งเลิกแล้วเขานั่งถึงสักสี่ห้าทุ่มดีไหมปฏิบัตินานๆให้มันอยู่อย่างนี้นานๆดีไหมที่ดีๆของก็แปลแล้วนะเมื่อกี้ที่ท่านพูดอ่ะเขาชอบอ่ะคือที่จริง อย่างก็สมาก็เหมือนกันแต่ก่อน พอปฏิบัติดีๆ ก็ไม่อยากพัก ไม่อยากอาบนะไม่อยากกินข้าว ไม่อยากนอน อันนี้ก็ยังไม่ถูกนะ มันเป็นเพียงแค่ปิติเป็นเป็นปิติ แต่ แต่มันก็มันก็ทำให้เราคล้ายๆ มีกำลังใจในการปฏิบัติ แต่ก็ไม่ใช่ว่าเราจะไปติดมันเนาะอืมเพราะไม่งั้นเราจะผิดธรรมชาติ就是说，你非常用功，非常认真啊， 也也有可能是因为你以前啊有修行打坐的这个基础，那么第一天就生了法喜，非常好。嗯，但是你刚才讲的啊，那就在说，呃，我们用功的目的，做手部动作进行的目的，不是为了手部动作和进行，是为了什么？为了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看见自己的起心动念，所以。 没有那个必要，没有那个必要。而且尊者刚才说，尊者说你喜欢他，你想让他长一点，应该看见你喜欢， <laughs> 然后他是无常。的。 <laughs> ไม่จะชอบใจไม่ชอบใจก็ให้ทำตามกิจวัตรไปแต่ครนี้แต่มันก็มันก็เป็นกำลังใจ เช่นตอนเราตอนพัก แทนที่เราจะไปคล้ายๆไปนอนไปทำสิ่งที่ไม่เป็นประโยชน์ แล้วก็เวลาตรงนั้นมาปฏิบัติต่อของเรา不一定要很长时间，只要真的用上功，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才是真的在修行。 我知道了，就是说这个事情呢，也让我明白了，就是我们现在用功呢，都是执着在我们现在的动作上。是的，嗯。哦，感谢就师。刚才作者也说，好像你回去啊，洗脸啊，洗澡啊，刷牙，这都是在动中禅。是的，就是说这个问题，嗯，我我在课后呢也有一些思考。 就是可能离开我的这个用功了，因为嗯，我在工作当中呢，比如说有时候用到就是用脑的时候，就是用思维的时候比较多。嗯。然后这个时候呢，嗯，比如说我打开电脑，呃，我坐在椅子上，然后呃，一切进入这个正常状态了，呃，我需要考虑我呃这件工作怎么处理，然后这个时候呢。

เราทำงานเราก็ตั้งใจทำงาน แต่พอว่ามันมีความคิดมันนอกรูนอกทางออกจากงานให้เรารู้ทันใช่ไหมคือตอนทำงานเราก็ต้องตั้งใจคิดเขียนตั้งใจคิดอ่านก็แล้วแต่อันนั้นก็ตั้งใจคิดไป แต่พอความคิดที่มันมันเผลอไปคิดเรื่องอื่น ให้เรารู้ทันตรงนั้นแหละนั่นนี่คือการปฏิบัติเนาะอ่า尊者说嗯现在是在禅心上 可是你的问题是在家里哦。首先啊，先回到当下。好，那么呃，尊者也说啊，那也没关系，先提醒你，提醒完了以后再告诉你。那在工作当中，如果需要工作，就认真的工作。嗯，最不要发生的是什么？比如说，呃，你要工作，可是你的念头想起家里的事情。 那你在家里照顾家人，念头想的是工作的事情。那那个时候你需要告诉自己回到当下。啊，如果能够做到工作就是工作，家里就是家里的话，那才是真正真正的在用功，能够活到活在当下。啊，工作就认真的工作，不是一边工作一边做手部动作干，或者说那就被辞退了。嗯。 啊，听清楚